课文一，在运动场。你很少生病，是不是喜欢运动？是啊，我每天早上都要出去跑步。你每天几点起床？我每天六点起床。生病，美。 早上，跑步，起床。